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。第二百一十一集，车侍女被献祭后，魔神并没有复活，渐渐更多人被送上祭台，最开始是他的妹妹们。 然后是其他车氏女子，最后连婴孩也不能幸免。车氏女眼睁睁看着车氏族人被一个个压上祭坛，她的父兄献出了好几个女儿都毫无效果，最终惹怒魔使被剥皮抽筋，而她的妹妹们，一个个以相同的方式死在她殒命的地方。车氏女滋生出极其强烈的怨气。 后来沧海桑田，他被掩埋地下，多年来不得自由。车氏女的怨气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强大，而她属于人的神智也被完全消磨完了。现在的她根本不是当年那位车氏长女，她只是一个因怨念而集成的鬼物。祭祀的景象极其血腥，洛涵不忍再看，主动避开眼睛。 车氏女的哀鸣回荡在耳边，久久没有消散。洛寒视线落在地上，见地面上的阴影似乎动了动，突然暴起，化成一只尖利的爪子抓向洛寒。那只手干枯凄厉，上面还留着长长的单扣。洛寒被吓了一跳，反射性用空气化刃将对方的手沿着地面切断，断手失去依托，哐当一声掉到地上。 露出里面阴煞的黑气。洛涵其实有些怕鬼，他紧张之下动作都变快了。他迅速将空气隔成细密的网，将断手切成一条条碎块。他怕没死透，还用石头碾了一遍。他做完这一切后，惊魂未定，捂着胸口说：“好恐怖！为什么突然间出来一只手？”他这一系列动作太快，周围人都没看清。 就发现怨鬼被洛寒暴力拆卸了。风雨城看着都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怨鬼恐怖，看洛寒的动作，分明他更恐怖才是。林清霄原本正在攻击祭坛，听到洛寒的声音，他反手将九霄剑刺入地面，地面上的黑影倏地震动，他像是被刺疼了一般，一缕缕黑气从地上升起来，在空中化成一个红衣女子。 七叫一声，猛地向林青霄冲来。林青霄拔剑而上，九霄剑和红衣怨鬼指甲相接，发出刺耳的金属声。林青霄属性冰，冰极轻又极烈容不得一点污垢，十分克制鬼怪妖魔这等邪祟。红衣怨鬼在林青霄的剑意下被严重压制，他尖锐锋利、堪比法器的指甲都没撑过两个回合，就纷纷断裂。 林青霄去解决车氏女，洛寒试着停止祭坛上的仪式。他刚刚行动，大祭司和魔族就一拥而上围攻他。洛寒法力被极大压制，他腾不出手，只能传话给风雨尘：“快去攻击祭坛，不能让祭司继续下去。”洛寒忙着控制魔族，等抽出空后，赶紧分神去看祭坛。这一看，他很是吃了一惊。 我不是让风雨晨攻击祭坛吗？结界马上就要破了，为何祭祀还是成功了？洛寒回头看到风雨晨不敢靠近祭坛，远远躲着对祭台扔符箓，他气得不轻。这个废物！但是再生气也无济于事，祭祀成功运行起来。这时候如果再从外强攻，身为祭品的风雨家一样要出事儿。 洛寒猛地将魔族甩开，飞身落到祭台前，想要寻找破解之机。洛寒在外面寻找机会，祭台内的风雨家笼罩在红光中，渐渐感到呼吸困难。他浑身发冷，鼻尖似乎缭绕着一股粘稠的血气。风雨家忽地生出一种自己要死了的感觉。风雨家捂住心口，慢慢分不清自己是谁，他现在在哪里？ 他看到年幼的自己努力学习政务，可是，一转眼，风雨晨出生了。母亲将风雨晨立为太子，他成了不尴不尬的大公主。下一瞬间，他又看到自己倒在祭坛上，手腕上的血不断流出，众多人围着看着，无一人出声。失血后无法动弹，可是意识却是清醒的，他在一点一点感受着自己的死亡。 洛寒一直紧密注意着祭坛，他发现风雨家表情不对，心里咯噔一声，不好！风雨家被车氏女的怨气影响了，风雨家带入车氏女的视角，现在已经分不清现实和虚幻。洛寒着急，然而他不敢强攻，怕一并伤害了风雨家的神智。洛寒只能暗暗在声音中含了法则，对风雨家传话说：“辨真伪，您自心。” 方得大道，醒来。风雨家在一片混沌中听到一个女子的声音，这个声音似乎很熟悉，似乎完全又陌生。她的声音带着古老的法则，暗含玄妙。风雨家灵台清明了片刻，在这瞬间，他猛地反应过来，他并不是车家大小姐，他并没有被活祭而死，他是风雨家，不是任何人。 风雨家眉心上的红痕发出强烈的光芒，这是他在婚礼上被魔族祭司画上的。刚才就是这道痕迹影响着他的神智。风雨家拼尽全力和红痕抗争，最后他身上忽地爆发出巨大光芒，一只红色的凤凰从光芒中飞出，引颈长鸣，啼叫声响彻祭坛。那缕怨气已经深入风雨家神魂。 勾引出他的心魔，他无法将其驱除。既然无法治疗，那就全部毁灭。风雨家引出涅槃火，燃烧己身，将自己的身体全部烧毁。随着身体化为飞灰，烙印在风雨家眉心的死气也被火焰彻底炼化，变成一道鲜艳的红色火焰。凤凰涅槃，浴火重生，旧的身体死去，新的身体一点一点凝聚。 洛寒看到风雨家竟然狠心在自己身上引火，心里赞了句果敢。当真人不可貌相，风雨家看着温柔婉约，但是心性却极其坚韧果断，能忍住自焚的痛，这得是多强大的内心呢？风雨家敢拼，洛寒也不吝于帮他一把。洛寒暗暗调动周围的运势，将所有幸运都加在风雨家身上。 风雨家涅槃成功的可能性大大提高，强大的涅槃火席卷祭坛，连林清霄那边的战场都受到影响。魔和鬼天生畏火，车侍女身体被涅槃火灼痛，尖叫一声，飞快逃入地下。连叶崇玉也感到不适，离祭坛远了些。众人后撤，祭坛就只剩下洛寒和林清霄。 林青霄慢慢落到地上，注视着难得一见的凤凰涅槃。凤凰啼叫声缭绕了很久，渐渐风雨家的声音转向清亮祥和，可见涅槃成功了。一只火红的凤凰从火中重生，尾羽多长出一节身上羽毛也更加鲜艳明亮。凤凰绕着祭坛飞了一周，最后化作一道红光落回祭台中央。 风雨家的身形从光芒中现出，他容貌衣着都没有变，可是整个人的气势截然不同。洛寒含了笑说：“恭喜！”浴火重生是凤凰族的专属神通，每死一次，实力就会飞升一截儿。但是涅槃并不容易，死在其中的可能性远远高于成功。风雨家成功晋升，眉宇间的端庄贵气更加明显。 她的容貌一如往昔，唯独眉心上多了一道红色火焰，火焰妖冶艳丽，给风雨家增加了许多艳色。风雨家在高台上微微屈身，对洛寒行了一个凤凰族的礼节，多谢。风雨家虽然没有看到，但是他有感觉，他这次能够涅槃成功，和眼前的女子密不可分。每一次晋级都是逆天改命，运势差别影响可太大了。 风雨尘躲在一块巨石后，眼睛被火焰刺得睁不开。涅槃终于结束，风雨尘慢慢睁开眼，透过指缝看到前方的风雨家。明明还是一样的长相，可是风雨尘莫名感觉他的长姐不一样了。风雨家从祭祀中挣脱，这时候壁画才真正破裂，四周景象一下子变得衰败，祭坛倒塌，草木枯萎。 巨大的石块不断从天上掉落，落石纷纷。车侍女的身影一闪而过，飞快没入后方碎石中。如今车侍女实力被大为削弱，已经不成威胁。林青霄没有赶尽杀绝，他转身回到洛寒身边，拉住洛寒说：“这里快要坍塌了，快走！”风雨家挣脱祭祀，车侍女的结局被改写，这个壁画世界也要坍塌了。 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菩提。每个世界都是一个独立的界面。壁画虽然只是一面画，可是对于这个世界里的人来说，无异于世界末日。巨大的石块不断从天上坠落，其中还夹杂着火球。洛寒已经能够感受到外面的法则气息。他回握住林青霄的手，说：“好，出路在天上，我们要往上走。” 林青霄点头，他揽住洛寒的腰，穿过不断降落的石头，如一道白光般逆流而上。风雨家见状不敢耽搁，立刻化为凤凰原形，跟着林青霄和洛寒而去。凤凰战斗不如龙族，可是飞行却极为出众。风雨家紧紧追着林青霄，和他们一前一后飞出壁画。洛寒回到现实世界，刚一落地。 立刻感受到磅礴的时间法则，他的力量也慢慢回到身体。洛寒眼前还落着那块碎石，他之前就是因为看到了这块石头上的画面，才会被吸入壁画中。洛寒环顾四周，眼前依然是断壁残垣，可是先前那股阴森之气已经消散许多。风雨家站在原地，长长调息，等他缓过神后。 慢慢走到壁画前，突然指着一处说：“看，这上面的红衣女子消失了。”洛寒回头望了一眼，点头说：“没错，她当年被活活放血而死，怨念极重。你挣脱了祭祀，改变了她当年的结局，壁画世界也随之坍塌。我刚才看到她飞快离开，想来她也跟着我们飞出壁画了。亲本无辜。” 希望他能早日看开自己的怨念，重入轮回，归往冥界投胎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